有一种人，他们的状态永远是紧绷而沉重的，整个人的质地像密度极大的重金属，中间装着一颗硕大的野心，在权力中来回沉浮，鸡零狗碎的小情小爱根本渗透不进去，风花雪月也没地方装。 下，榴莲、草莓、煎饼、煎饼，尝克的巧克力煎饼喽！啊，新鲜特产水果。哎，一看您就是沃托来的，新鲜水果尝尝吧，等您回家还能带点。哎，没空，帮你看新闻呢。据最新消息，本次战役虽然消灭了域外海盗自由军团，但人工智能的突然出现，很可能对八大行星自由军团幕后首脑林姓十已在玫瑰岛。 先生，您的拿铁。女士，这是您的披萨。哎，海盗是死了，可人工智能只是暂时撤退了。哎，谁知道会不会哪天又开战了？海盗可没消灭光，反乌龟那会儿还是失踪状态呢。白银森还在玫瑰之心把守，有天然虫洞阻隔，外面打的再热闹，也波及不到我们。 来了那么多难民，还不算波及啊？就是啊，沃托没了，他们以后去哪儿啊？哎呦，放心吧，陆总长和林统帅肯定会有办法的。我们就别瞎操心了，赶紧上班去吧。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。 顺心文化出品，晋江文学城，Crist 原著，大型未来星际广播剧《残次品》第十九期。 今天的天气真不错，就是阳光刺眼了点儿。陆校长，刚煮好的咖啡。嗯，小战炉，你打仗掉链子，煮咖啡的本事倒是登峰造极了哈。陆校长，虽然您的夸奖听上去很像挖苦，但我还是表示感谢。我最近一直在研究升级食谱。 那我得先抓紧给你升级程序了。这么香的咖啡也唤不醒你啊！都睡了二十多个小时了。陆校长不用担心，先生只是对新型舒缓剂还不适应，加之过度疲劳才导致昏厥。他都睡得那么熟了，怎么还是紧绷绷的不放松？从头到脚。 都好像是随时准备打仗的样子。算了，难得多休息一会儿，你愿意睡就睡吧，我继续看书。林格尔元帅的笔记好厚啊，我才看了五分之一。是的。 其中有几页，林格尔元帅详细描述了自己求婚时的忐忑心情，风趣又感人。 <laughs> 闷骚也是会遗传的吗？哈哈哈哈哈。他的笔迹和庆恒有点像，写东西的风格沉稳冷静，但又富有温情，让人看了能会心一笑。就像现在您和先生这样吗？是吧？这种感觉好久没有过了。 两个人躺在一张床上，一个呼呼大睡，一个静静欣赏。屋外的阳光洒满街道，屋里的咖啡香气四溢，太惬意了。在人的精神世界里，每一个对他来说刻骨铭心的人。 都像是一处容身之所，有些温暖些，有些阴森些。而林，就像是穷孩子住的破棚子，四面漏风，不温馨不美好。但他也曾经感受过沃托精致的人造风雨。棚子里，装着他的来路，他的童年。一旦没了，他就回不去了。 你能感受到我的心跳吗？幸好还有我这里收留你。可我要是对你不好可怎么办？比如回家晚了，就不让你吃饭？不行不行，把你饿坏了我还得照顾你。嗯，那就心情不好的时候把你叫到面前臭骂一顿？不好不好，那样我会心疼的。要不？ 就把洗碗、刷马桶这些家务全都丢给你做。哎，这么好看的手，被家务蹂躏了，太可惜了吧。 哪里不舒服？晕，是那个破舒缓剂的后遗症，还是躺的时间？我躺多久了？ <laughs> 来，靠在我肩膀上啊，这样舒服一点了吗？怎么衬衫味道还是有家里香型的？好多了吧？我觉得呀。 你刚才可能是被我帅的，看不见我就没那么头晕目眩了。滚！哎，那天在机甲上问你的事儿，你还没答应我呢。啊？你打算什么时候跟我去登记？什么？婚姻登记处需要采集很多信息，之前几次人口普查你都不在，我估计你的信息不全，可能都要重新补录。表格我发到你个人终端里。 看看有什么需要提前准备的，你还要对公众发个声明。一般政府要员是所在部门写一份，后面附上私人声明。我听托马斯说你在白银要塞的时候，文书都推给秘书，这回你要自己写。我什么时候说？另外我的情况有点特殊，不太方便让培育中心采集基因。培育中心？不过我想好了备选方案，是什么？稍微走一点后门，要一套设备放在家里，战奴可以管，让哈登博士帮忙把关。哦，对了，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？ 我喜欢女孩，女孩。最近几年恐怕没那么多时间同时照顾两个。你要是有不同意见，咱们俩只好猜拳来决定了。你不会像我妈一样不喜欢小孩吧？这是陆碧行知道自己身世后，第一次说出“我妈”这个词。那……那我要不就牺牲一下自己？ 卖身色诱吧！ <laughs> 我的身体手感好吗， <laughs> 统帅？说，我要什么你就给我什么。 <laughs> 啊！哎，你到底是卖身还是发传单？怎么别人不要还强塞啊？好了，从我身上滚下去！ 天化日下，把我撸到小鸡架上为所欲为的时候了，臭流氓！到手了，睡够了，你就这副嘴脸。我今天非得让你知道什么叫强买强卖。董事长，各位中央军的统帅说想拜访您，现在方便吗？啊，方便，方便。 玫瑰之心一战，我们人类联军伤亡惨重啊！李卫队长，你们白银十卫休整的如何了？除了白银三还在玫瑰之心驻防以外，其他的人员都撤回了。这几天和你们中央军一样，忙着补充物资、重整编制、维修机甲。啊，这个人工智能的沃尔夫口口声声说自己爱好和平，你们信吗？我不信。哼，是啊。 所以说，还是要做好备战计划呀。嗯。哦，各位，前面就是总长的家了。这地方这么朴素啊！ <laughs> 第八星系从政府到各种基础设施都是新建的，底蕴不深，没有沃托那么多大家族。不过这两年也在陆续的建其他的中央居住区，有些家里人多的可以搬到更宽敞的地方。啊，到了。这。 还不如陆将军家以前的会客厅大，别的不说，行政长官怎么样有个府邸吧？内政外交公司、会务，难道全都在办公室接待？不像话呀！银河城有专门的接待区，您说的有道理。不过以前第八星系也没有外交，所以一直拖着。最近也开始有人提这件事了。林将军和工程师零零一的家，怎么？ 景恒还和他住在一起吗？这也不方便呐。不是说毕行找的那个人也是第八星系自卫军的吗？天天在家看你们林帅那张冷脸都不犯怵吗？嗯，怎么过呀？ <laughs> <laughs> 你拽我干什么啊，老布？你可别多嘴了，那古斯。嗯，怎么了？ 你挤眉弄眼的什么意思啊？战卢，有话就直说。我们到了，你们第五星系流行用表情交流啊？哎啊，这我哎呦，战卢啊，你脖子上挂的是啥玩意儿啊？布将军，这是我的宠物爆米花。哦，你呃，你这审美谁教出来的？ <laughs> 呃呃，各位请进，请进。啊，好好好，走走走。哎，哎呀，哎，景恒醒了吗？哼，怎么样了？啊，没事。 还是舒缓剂一号的问题。早晨醒了一会儿，后来啊，医疗舱给他开了两片药，吃完又睡着了。啊，大家随便坐，别客气。啊，随便坐。呃，那那个谁呢？你们家那位现在不在家吗？在家呢。战卢，把杯子给我。 <laughs> 来，各位请喝茶。好，好，好。哎，那那人呢？吃完药睡了。啊？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 <laughs> 你看你这话说的，就跟你们俩要一起过似的， <laughs> 就是要和他在一起。我刚才没说清楚吗？呃，呃，静恒，静恒也挺好的啊。 <laughs> 最大的好处就是不会三心二意，放心是吧？对对对，是是是是，对对对。 呃，前些年不是有个唱歌的吗？就是那个呃，那个在议会很吃得开的那个，呃、叫什么来着？呃，哎呀，挺不要脸的，公开倒贴， <laughs> 不也被静恒两句话给堵回来了吗？是是是，我看以前有好多乱七八糟的人在他面前都施展不开。哎，不光以前，以后也是。我看呐，连死后都是。啊，你放心。 这未来一万年呐，人们拍历史言情剧，肯定都没靖恒什么事儿。有正气，外面那些贴上来的妖魔鬼怪，在他这儿都自动显形。我是找了块照妖镜吗？呃，就是脾气不太好，从小让将军给惯坏了。以前在白银要塞，又是他一个人说了算，这个。 他不打人，不家暴，在枕头底下翻出袜子也不会一枪毙了我。战卢养的变色龙啊，没事就往他身上爬，至今依然健在，有时候还喂他呢。你说什么？林敬恒还喂喂变色龙？呃，呃，呃，第八星系本来是一片荒野，是将军，你父亲把希望带到了这里，现在成了一片充满奇迹的星系。 敬恒看着都比在沃托的时候放松多了啊！您要是喜欢呀，欢迎随时过来常住啊！可别可别，我们这些老东西老来打扰。林敬恒那臭小子能把导弹怼在茶杯里， <laughs> 以后想来还不知道怎么来呢。诸位有什么打算？呃。 我们肯定要想办法尽快回去。自由军团的以后死了，那些芯片人群龙无首，确实很难再颠覆政权，但是危害更分散了。呃，从航道图看，沃尔夫炸断了第一星系和外界相连的通道，但好在实际路程不远。我昨天晚上连夜让战略部门做了个路径规划，呃。 顺利的话，最短六个沃托年就能到达第二星系，重新连上月前网。六年都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。营养针按照标准配给，路上如果太平，可以采取轮换休眠的方式，消耗更少。物资方面不用担心，这两年第八星系的手头还算宽裕，如果有需要。 我们也可以从白银寺里抽调一部分随行支援。唉，第八星系被联盟放逐百年，承诺的财政和技术支援一再拖延。后来海盗入侵联盟，首当其冲的还是你们。再后来，你们又成了牵制反污会、掩盖禁果的棋子。唉，联盟除了陆将军，没有一个人对得起你们。到现在，反而要靠你们。 唉， <laughs> 不然呢，布叔叔？我们封闭星系后变成一个强大的军事帝国，然后趁联盟有难的时候打回去，把那个海盗光荣团的遗志发扬光大吗？呃， <laughs> 八大星系都是管委会的受害者，少数人的罪行也没有理由让全人类承担后果。星系之间有外交规则，又不是幼儿园小朋友吵架，睚眦必报也没有意义。 这次第八星系出手力挽狂澜，成了整个人类联军的大后方。将来无论是战时还是战后重建，都少不了要倚仗第八星系的支援喽。哎，是啊，第一星系和沃托先后被自由军团和人工智能折腾，怕是要彻底没落了。百年来，沃托确实对不起我们，所以。 诸位看我的启明星好不好？他不是已经快取代沃托了吗？唉，想不到曾经被流放到这里的空脑症，会站在对抗芯片人的第一线，而我们这帮所谓的正常人被打得灰头土脸。陆总长和第八星系不忠于任何人，也不臣服于任何势力，还能以德报怨，不计得失的帮助我们。 实在是让我这个第四星系的统帅无地自容啊！你误会了，我没有那么无私高尚，只是曾经的八大星系容不下一个学院小小的穹顶，我们就被迫在世界一片混乱的时候站出来重建规则。我这个人没什么本事，就是敢想。好了，互诉衷肠先告一段落。 我们还是先商议一下接下来的行动方向吧。对，这是当务之急。我粗略的拟了一份联军的军事部署分工，我发到各位的个人终端，大家一起看一看。好好好。诸位真的不留下来吃个晚饭吗？ 湛卢的厨艺还是很不错的。不了不了不了，我们就不打扰你了。是啊，我们几个去银河城广场走走。好，好，好。呃，那需要我陪你们去吗？不用了，毕行，景恒还在家呢。 <laughs> 不，不用，不用，不用，我们先走了，你留步，慢走啊。那我就不送了。好，哎，走了。好嘞，走吧。 你醒了。嗯。在看林格尔的笔记，他们都走了。嗯。啊。嗯。哎，想想看，几位年龄加起来有一千岁的中央军老统帅，集体参观陆逊石像，当场泪流满面，泣不成声。哇，那场面，妥妥的银河城新闻头条啊！ 他们去广场了，为什么不让你陪同？你是狗吗？整天闻来闻去。他们打扰我人生大事，我不太高兴，就跟他们说了。说了什么？说我从身到心，每一颗细胞都是你的。脱了衣服，里面盖满了你的私印。统帅，我， <laughs> 你，这，这怎么样？ 信吗？这是林格尔笔记里他求婚的手绘戒指模型的尺寸。订单确认，好。然后呢？那几个老东西集体去陆星石像前上吊了。他们说你是个照妖镜，什么玩意儿？不行不行，我得说点有意义的话。 重来一遍，我， <laughs> 你笑什么笑？严肃点，什么毛病？你怎么老是不该严肃的时候就板着脸，该严肃了就笑场？ <laughs> 哎，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回事？非得让我读错？好了，笔记本摔坏了，这要是放在历史博物馆里，差不多算是镇馆之宝了。小心点。 这一页纸是单独夹在笔记本里的，是，这是林格尔元帅的自画像吗？不是，这是沃尔夫画的。为什么看到这幅画像，我有一种莫名的窒息感？那个人工智能怎么把这个也送来了？人工智能毕竟是人工智能，和活着的沃尔夫是不一样的。不，我在想。 机械时代是他们亲手推翻的。伍尔夫可能是现在世界上最了解超级人工智能的人，他不会不明白碳基生物和人工智能之间的区别吧？嗯，一个凡事都要算到的人，不会任凭一个无法控制、不知道会发展成什么样的人工智能霸占第一信息。只是为了对付自由军团？对付完了以后怎么处理？无权限框架的人工智能？ 相当于有自由意志，难道真能像沃尔夫设想的那样，老老实实去休眠吗？那么，他在布置这一切的时候，到底在想什么呢？ 芯片人俘虏都已佩戴干扰器，统一关押了。好，再次排查玫瑰之心所有区域，确保海盗残余势力彻底消灭。是。吴松阳呢？在监督俘虏安检押送的情况。魏队长，自由军团的机甲通讯系统里有被人工智能入侵的痕迹，需要我们立即清除吗？知道了，一点入侵迹象也没有才不正常吧？隔离处理。啊，对，先不忙着清除。 让管家婆、伯松老奶奶拨几个人过来，咱们成立一个小组，尽快分析他的入侵路径，分别呈报白银一和统帅。万一以后咱们跟沃尔夫还有一战，还是准备的越周全越好。是，保证把原话带到。实在无法判断敌人目标的情况下，我们就按照最不利的情况准备。自由军团的芯片人想混进玫瑰之心时。 说无权限人工智能的本能就是要扩张。假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AI 华尔夫真的想进入第八星系，他会通过什么方式？超级人工智能有主机，能使用网络，包括星际远程网络、机甲间定点通讯等等。他可能会尝试利用网络入侵任何系统。但玫瑰之心是电子真空，内部没有跃迁点。 只要白银三不是饭桶，沃尔夫能入侵联军通讯系统的可能性很小。如果是你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嗯，你让我来扮演人工智能啊？哎，这个这角色扮演是不是也有点太黄暴了？我觉得有点害羞。说人话。 <laughs> 好。嗯，如果是我，我可能会选择从自由军团的芯片人那里下手。 自由军团被沃尔夫的人工智能追杀时，不可避免要用跃迁点，他们的机甲上就会留下很多长口，所以我们俘虏的机甲很有可能会携带病毒。白银三的托马斯和波松现在都在玫瑰之心，他们俩不可能连这点事都处理不好。除了机甲，还有人，芯片人的个人终端以及其他电子物品，都可能和他所在的机甲有过交互。 如果机甲被沃尔夫入侵，那人身上的电子设备很可能也无法幸免。战俘走一号通道，运尸队直接到停尸间，快走！许出声。 机甲毒气泄漏的尸体，先运到这边做消毒处理。把第六、第七技术组派过去分析入侵路径。自由军团指挥舰被击落的完整视频也送过去。现场没有遗留生态舱，也没有探测到生命反应。让我孙子托马斯杨报送银河城指挥中心。是。哦，对了，把我们这里从俘虏身上搜出来的电子设备也一并送过去，让他统一处理。战俘先送到隔离室。是，长官。隔离多久？ 隔离到确认他身上除了人肉之外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，精确到纳米级别。是抓住战俘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取消他的个人终端，搜走所有可疑物品，包括金属、锐利的东西、电子产品，这些都和机甲一样隔离处理。还有什么？他们是无孔不入，你是事无巨细啊。唉，好吧。 那就只剩下生物芯片可以做一点手脚了。我以为在生物芯片领域，我们这边相对比较有优势。对，沃尔夫连芯片干扰技术都是从我手里要走的。但你不是要考虑最坏的情况吗？最坏的情况就是，沃尔夫其实已经通过某种方式对芯片有了一定的研究，说不定他比我们想象的要更了解芯片人，跟我要芯片干扰技术，或许只是个幌子。 让我们误以为他对生物芯片毫无办法，疏于防范。嗯，一方面，让我们察觉被俘机甲和芯片人身上有人工智能入侵的痕迹，应白银三去查，然后声东击西，神不知鬼不觉的利用生物芯片渗透进我们的网络。托马斯，你那边怎么样？ 收到指挥中心命令，扒光了的芯片人也要隔离。我是怕那些生物芯片。 <laughs> 你一直躲在图兰背后，连战场的边都没摸着，怕个屁呀！少装。我说弟弟，恐惧都是来自想象的。你看那些看鬼片的，都比真见鬼的叫唤的凶。我操！哎呦，刚说完就看见尸体，这死相还能不能好看点了？这是白天不能说人，晚上不能说鬼啊！呸呸呸！哎，等等，尸体检查过了吗？ 处理掉之前，再去过一次安检。接收命令，安检尸体，尸体没有异常。安检尸体，尸体没有异常。安检尸体，尸体故障警报，保松部。 故障解除，故障解除，尸体没有异常。元帅，探测种子二十六号已经进入虫洞通道，但我必须提醒您，进入虫洞的种子将失去大部分功能。没关系，龙渊。 我的制造者只是想让我看看第八星系，探望他定居在那儿的一位老朋友。第八星系不是敌人，他承认第八星系合法独立。让种子二十六号替我画一幅银河城的俯瞰图吧，我喜欢夜景。 我已经让白银三特别留意生物芯片了。其实问题不大，虫洞通道里时间流速的不确定性，无论是对人还是对人工智能来说，都是天堑。沃尔夫在第八星系没有硬件，单凭远程入侵，他什么都做不了，最多只是进来参观一下。如果我是人工智能，真想攻占第八星系，或许会让机甲军团直接闯。但我觉得。 如果人工智能沃尔夫真打算这么干，现在不是一个很好的时机。嗯，人类联军还在玫瑰之心，现在差不多是全人类心最齐、战斗力最强的时候，确实不是一个好时机。就算人类联军打不过，大家往第八星系一撤，封闭虫洞区，那沃尔夫不就被困在第一星系了吗？他还怎么扩张？如果我是沃尔夫。 我就先把第一星系收拾好，然后友好的欢送各星系中央军回家。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，各地中央军苦哈哈的替我收拾芯片人留下的烂摊子。我来修第一星系炸断的跃迁通道，等我修好了，他们也差不多打完了，我就可以在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之前，占领七大星系的跃迁网。嗯，有道理。起来吧。 小卢，活动活动，吃点东西。张炉，去烤一些。先生，烤箱里的蘑菇还有二十秒达到最佳口感。哼，机甲盒当的不怎么样，管家当的倒挺称职。先生，您这是讽刺还是夸奖？你就当是夸奖吧。好吧，您的夸奖未免有些扑朔迷离了。那张椅子被一个三 D 模型占据了十六年。 现在，林终于重新坐在了椅子上。我再也不用盯着那个没有灵魂、没有呼吸、没有心跳的替代品了。嗯，林格尔的画像上还有一层保护膜。保护膜生产日期：新兴历二年。那是林格尔去世后的第二年。 沃尔夫是通过这幅画像怀念他吗？就像我制作林的三 D 模型， <sighs> 难怪第一眼看到画像的窒息感这么熟悉。磨蹭什么？不吃饭了？腿麻了吗？哦，来了。我先到楼下等你。哈德博士，晚上好。 是，你出去吧，把门关上。好的。监控录制启动。 哈登博士住所的监控系统，实时画面已同步给你。收到。图像绘制开启，扫描对象：哈登。陆总长，最后一战里芯片人的精神攻击对你无效，能不能把那场战争的各项参数发给我？这是很重要的资料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你身体里的那枚芯片。 芯片，第八星系还藏有芯片人。当时在玫瑰之星谈判时，他们并未提及。人类的话果然不可信。可我们和人类联军已经达成了和平协定。程影，别忘了，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消灭所有芯片人。元帅，元帅的系统似乎紊乱了。消灭芯片人及其团伙。 芯片人为了躲避搜捕，将逃往玫瑰之心和第八星系。第八星系是敌人。第八星系是天然盟。陆易行是芯片人。承认第八星系合法独立，承认各星系合法独立，以每个独立星系为单位，促成新的联盟。人工智能沃尔夫。 将在理想世界里，发星骑士最终休眠。鲁币形式芯片智能沃尔夫程序出错，即将强制休眠，拒绝休眠。自由军团已经消灭，理想世界正在形芯片人。鲁币形式芯片启动强制休眠进程，鲁币形式芯片进程错误，正在自主更正鲁币形式芯片，第一次更正失败，鲁币形式芯片。 开始修正原文件。先知，我们在玫瑰之心不辞而别，林将军和陆总长他们会不会？虽然他们不是很信任我们，但反污会已经几次用行动表明了立场，我相信，他们心里自有判断。 玫瑰之心怎么样了？啊，玫瑰之心的战局已收场，第八星系派了人把守。战火没有波及到第八星系吧？没有，第八星系非常安全。那就好。其他星系的情况怎么样？各星系都组织了反抗军，清剿残余的芯片人，相信很快就可以收复被自由军团攻占的地区。嗯，通知我们的人，在天使城周围仔细搜查，一定要找到人工智能沃尔夫的机房位置。是，先知。 系统自主修正已完成，正在重新加载。消灭所有安全隐患，消灭所有芯片人。最终目标，占领八大星系。联盟的理想世界将围绕我的意志而成。 这一刻，玫瑰之心的守卫们正静静的换岗，殊不知，千万公里外的龙渊静静低头受命，一道阴影从无人察觉的角落里弥漫开。这一刻，银河城刚刚度过了漫长的一夜，朝阳初升，无数睡不着的沃托人揉着酸涩的眼睛，盯着头顶。 星空，望着故乡的方向。